企鹅 FM 独家出品广播剧《势不可挡》，柴鸡蛋原作，由专注精品内容的非食物品牌三颗凤梨精心打造，欢迎品尝。呃，啊不， <laughs> 欢迎收听第十一集。怎么没人呢？ 喂，你好啊。亏我出完勤就往你这儿跑，居然不等我。行，明儿我不去送你了，你丫自个儿走吧。我已经到老家了。你说什么？今天的航班？可你明明告诉我是明天。我不想让你送我。操！拒接。 你们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拉屎被狗咬掉鸡鸡，一直没安回去那黑小子吗？前两天啊，我碰他了。你们猜怎么着？哎呀，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特别水灵。 <laughs> 哎，你瞧见没有？他不留心别的，还净留心这种事儿。 <laughs> 小时候。 我看见你俩在一起，我就来气。你俩关系忒好了，还总是孤立我。后来大禹你走了，要是刚粘了我没两年，嘿，你丫又回来了，操！结果还是你俩最亲。废话，我对妖是什么感情？ <laughs> 好像自打你走。 幺儿又出家了，以前多欢腾一人，身边的大美妞穿成事儿，等你一走，嘿，西门庆变成唐僧了，尼玛这么多年我一直没缓过来，幺儿，我知道你为啥前眸子亮着我，不就？ 讨厌那个谁嘛，那个李珍珍嘛。放心，我们俩快完了。追我那个小妞啊，已经开始倒贴了。 <laughs> 爱你演的，马上就要提着铺盖卷儿走人了，是吗？是因为我走吗？那。 我背你去我那儿怎么样？嗯嗯嗯。嗯呀！老不是你他妈谁呀？哎，起来！不是你怎么跑我背上了？不是你把我背回来的吗？ 他们累死累活背了你一道嗯，我求你背我了。宣大宇将下药摔在床上的那一刻，历史仿佛倒退，当晚的情景重现。宣大宇那张脸迅速从温柔变得狰狞，历史的重演让宣大宇怒不可遏的同时，也隐隐兴奋着。这一幕不知道在他梦里出现过多少次，多少次他报仇雪恨，洗刷冤屈。 今天，改写历史的机会终于到了。宣大宇一脚踢在夏佑的屁股上，贱人！你，你他妈还敢咬我！你，你，你，你。 不让你再拿走一样东西，瞧你再跑，这下跑不了了吧？我操！ 俩人对视一眼，都懵了。原来昨晚宣大宇把下药直接扒光了，五花大绑，还寻摸了一根链子，把下药锁在床头栏杆上。下药身上到处斑斑驳驳，宣大宇鼻青脸肿，头发少了一块，肩膀上咬痕遍布。最要命的是，宣大宇被薅下来的头发，卷吧卷吧散落在床上，和下药胯下的毛发如出一辙。 最最要命的是，下药的菊花和宣大宇的黄瓜都有清晰的痛感。哎呦我去，都没眼看着。不是，对不住对不住啊！不是，幺儿你听我解释。行，你先甭跟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咋就这这样。能不能别贫了？不是，我跟你说啊，幺儿，你他妈先把绳子给我解开成不成？啊啊！好，好，好，好，好，好。 这事儿，别到处瞎白话，咱就当没发生过。没发生过，这这其实别人知道也没啥，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滚！啊啊！我滚！我滚！我滚！ <laughs> 呃，你还回味呢？回味你大爷！衣服找不着了，给吧。 有事紧急求助，在线等，急，加我吧，我的 Q 号。是这样，我昨天和一个朋友早上起来菊花疼，我是不是被爆了？哥哥，爆菊是一项非常高难的活动。 比破处有过之无不及，尤其是在没有润滑油的情况下强制进行，疼痛是很剧烈的，肯定会流血和受伤。我保证，你百分之百会记得那撕心裂肺的感觉，永生难忘。如果你第二天没有清晰的记忆，那八成是没做。如果在没有润滑油的情况下，还没有血迹和伤口。 那百分之百没做哦。哎，小妖，看什么呢？看的这么入神？呃、嗯，没什么。呃，咋了？哦，上次你不让我帮你查王之水的家庭住址吗？喏，都给你查到了，还有他小姑、大舅、二舅，全都住那一片儿，地址都给你附在上面了啊。太贴心了，赶明儿请你吃饭。 喂，大宇啊，王志水家地址找到了，家里没人。他们家呀，已经好几天没人住了，你们等也是白等。人呢？听说这家妇女住院了，哎，去了医院也是作。 埋下那份钱，早死早积德。哎，婶儿，这这我们带来年货啊，给您的。我们问了好久才找到您这儿，能去您那儿坐坐聊聊吗？啊，这怎么好意思啊？进来吧，进来吧。来，我给你们倒水啊。坐坐坐。哎，大婶儿，我们刚刚在村里问了一大圈，都没有人肯告诉这家地址，到底怎么回事啊？嗯。 你们来找谁呀？王治水，我们，呃，是他朋友。哦，这孩子呀，哎呀，命也挺苦的。他爹娘年轻那会儿啊，都是喇叭班的，十里八乡丧葬都叫他们去唱。男的呀，专门唱反串；这女的，跳脱衣舞，而且是脱得溜光的那种。 那女的可不要脸了，常年在外瞎勾搭，生了个儿子也不知道谁的，两三岁就被她拽着上台表演杂耍。哎，她婆婆活着的时候啊，成天被她虐待，你都不知道有多惨。我在这院老听见那老太太，哎呦妈呀，的在那儿叫啊喊的。那会儿啊，我都快成精神病了。我，哎，你知道那老太太怎么死的吗？ 他是上吊，吊死在孙子房间的门框上了。哎呀，那孩子呀，可是老太太一把屎一把尿哄大的，最疼这个孙子了。那得多大的仇，才能这么折腾孩子呀？这后来啊，男的跑了，这女的落了一身的病。他那屋那个味儿啊，哎呦，那孩子呀也常年不着家，他妈病了，他也不回来看看。 要我说呀，那个李春青啊，就是活该，报应。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惯偷。你想啊，他打小学杂耍的，手脚肯定利索。可是你没听那大人说吗？他和他妈那么大仇，这偷钱，他不一定是给他妈看病说不定是自个拿来吃喝嫖赌。 你还追她吗？哎呀，看在她奶奶份上，免了。 <coughs> 不追她，该追你怎么样？滚犊子！哼，我发现你现在时不时冒出一句东北话呀。 袁纵一走，夏耀就成了公司的常客，比袁纵在的时候去的还勤。而且袁纵还下了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得私自向袁纵汇报情况，必须要经过他的审批。管理层的人都很听他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咱这就是一个家，谁让您是袁总的小舅子呢？”同时，宣传节目在寒假期档一经播出，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这几天公司的咨询热线都快被打爆了。大年初三这一天，夏耀特地请大家去温泉度假村休闲娱乐两天，自己一个人提溜着两只叽叽喳喳的儿子，在偌大的公司里面遛弯，好不悠闲。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在那儿怎么样？冷。你呀也知道冷了。 我不冷，我是怕你不知道我冷。想我了吗？我想你干什么？我身边那么多朋友，哪个不比你招人待见？我特别想。你。那天我真生气了。我去，哥。那天啊，你给谁打电话呢？你真要送我，我可能就走不了了。先挂了。夏瑶，我小丫头。我。 怎么回事？哎，我们在这泡温泉泡的好好的，突然就闯进一批人找茬挑事。本来我们顾及公司形象，想说几句客套话把这帮人打发了，结果人家蹬鼻子上脸，不仅骂人，还动手。哎，都他妈是腿脚利索的老爷们，谁他妈受了这份气啊？这些人你认识吗？有个人认识，叫王川，是黑豹特备公司的保镖，外号黑子。哎，我操你妈！记者来了。 怎么办？要不要给袁总打个电话？啊，不用，继续打，使劲打，有事我罩着。哎，诸位记者同志，我宣传部的，咱们找个地方喝点儿。 来了来了！哦，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夏公子。哦，我是专程来谢谢大家的。今天我们公司和黑豹特卫正好在温泉度假村举办一场保镖对抗赛，原本就是私下比着玩玩，没想让记者报道宣传。没想到你们这么热心，全程给我们录下来了。这要是报道出来，多长我们士气啊！ 哎，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是在打比赛吧？哎，那个，能把你们刚才拍摄的几组照片给我看看吗？这个人，就是黑豹特卫的种子保镖，还拿过什么大奖呢？我在我们公司，就是个打酱油的。真没想到他这么让着我。你们发稿子的时候，记得把我脸处理一下。 我可不想那么高调。你们抓拍的角度真好，眼神够犀利，表情够狠。哎，这张不错，压倒性的优势。从酒店出来，这些记者们的脸惨绿惨绿的。晚上回到家，下药整个人累得都快散架了，施力过猛的两个拳头已经浮肿。袁纵打电话来，夏耀只能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脸直接贴上去说话，好累。干什么了？出去玩了一天。哦，那早点睡吧。嗯。你还有几天回来？十一天。十一天。欧丁，第十二集。 公司一太平下来，夏耀又觉得有点无聊了，想找个人说说话，又不想去找宣大宇，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去找彭泽吧。夏耀和彭泽闹别扭之前，一直是这儿的常客，彭泽专门给他配了一把钥匙，进出自由，就像自个儿家一样。听到浴室有动静，便朝那儿走了过去。 老公，你帮我去。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进屋怎么不敲门啊？你还站着干嘛？赶紧走啊！你丫可没完了。我警告你啊，胖子就下去买个东西，一会儿就上来。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喊他了，到时候别说我挑拨你们哥们之间的感情。我我，你要干嘛？胖子啊，救命啊！快来啊！胖子，你哥们疯了！哎，不是，幺幺你怎么了？这怎么个意思啊？你呀，是不是跟一个男人？ 你跟谁裸聊了？你他妈竟然跟别人裸聊！我跟谁裸聊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八年前，你没和一个男人裸聊过？我操！八年前，你能再搞笑一点吗？八年前的事儿我自个儿都不记得了，你竟然知道我在那一年和别人裸聊过？就他妈是，绝对没错。 也就你呀，这条腿长得跟娘们一样。哎，幺幺，你肯定误会了，他今年二十二，八年前刚十三，毛还没长齐呢。哼！ <laughs> 哎，幺幺，这就是你口中的将门虎子，夏大和尚白莲花。我今天可算见识到了，真他妈够正派，够清高，够让人刮目相看的。 是不是压抑太久了？什么压抑太久了？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存心找茬儿。你听听他说的，八年前我跟一个男人裸聊，咱就不说八年前，就说我跟一个男人裸聊碍他什么事儿了？这符合逻辑吗？明摆着就是找茬整我。哎，行了行了，回头啊，我再问问他怎么回事。夏耀回到家，盘腿坐在床上。 昔日的屈辱回忆再次浮现在脑海，这件事他从来没和任何人提过，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也是给人笑的。但是今天，他突然想找个人说一说。虽然夏耀极其不想让袁纵知道自个儿的糗事，但是他心里很肯定，如果他将这件事昭告天下，唯一一个不会笑他的，那就是袁纵。喂。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好奇，开了一个视频裸聊。视频一打开，看到一双大白腿，特别白，一根毛没有，双腿并拢，看得我是各种意淫。然后我就让他把腿打开看看，结果，丫让我别眨眼，要给我变个魔术，一张腿弹出个鸟，他妈是个男的。 这事儿给我留下特别深的阴影。这么多年，我看到大白腿，我就想到他。别的男人见着穿着超短裙、露着光溜溜大白腿，都有种脱裤子就上的欲望。我却有种撸袖子想打人的欲望。这不，今天我不小心在彭泽那儿看到李真真那腿，我就失控了。没了。嗯。 <laughs> 我。 为啥连你都笑？有那么好笑吗？对对不住，真的，我也不想笑，但是他确实是你们都他妈是幸灾乐祸的孙子，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够了啊！哎，记得我元旦走的时候跟你说的话吗？什么话？我说等我过年回来，你要再没有女朋友，我就要采取一点措施了。 想好措施了吗？个没出息的，谈个恋爱还得指着你爹。行，我已经帮你物色了一姑娘，明天见一见啊。不见。我告诉你，你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我已经让你们领导给你批了一个礼拜的假。这个礼拜你就专心相亲，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您给我请假了？嗯，七天。 七天，怎么这个点儿还没回来呀？一大早啊，就背个大包出门了，约会去了啊？背个大包？头一次见面，不得带个礼物啊？现在呀，估计和那姑娘在街上逛呢。过年这几天，商场且不关门呢。 哎呀，行了，你就甭替孩子操心了。你明天不是也得走吗？赶紧去归置自个儿的东西吧。此时此刻，夏耀正在黑龙江省的茫茫大雪里艰难前行，一共转了三种交通工具，夏耀才抵达袁纵所在的小镇。卡其色的毛呢外套已经落满了雪，小脚裤溅满了泥巴，发胶塑造的立体秀发造型也塌了。 可这些丝毫抵挡不住夏耀那颗想秀惊喜的心。夏耀沿着村民指点的路，一步步朝袁总家逼近。这会儿已经快十二点了，又冷又累又饿，感觉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嗯，麻烦，麻烦问一下，袁总家住哪袁总，有人找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快快快！ 快带我去厕所，要憋不住了。哎，怎么不在路上解决了呢？就指着这泡尿保暖呢。阿姨好。哎呦，大雨呀，来就来，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哎，阿姨，下药呢。我们下药去相亲了，你也得抓紧点。相亲？和谁相亲？他爸爸托人给介绍的。 昨天就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哦，哦，那那什么，阿姨，你不用倒水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这孩子，匆匆忙忙的。 行啊，你还会往外变东西呢。我以为你就会从兜里顺东西。瞧你这话说的，跑了几天场子吧？从有庙会那一天起。行，挺好，这年过得还挺充实的。宣大宇原以为王治水演完这场就收工了，没想到演了一场又一场，中间不带喘气的，演完魔术师。 又跑到另一个剧团去演托，被几个表演功夫的外国妞拳打脚踢。若是几个月前看到这一幕，宣大宇一定觉得特别解恨。现在，真心觉得蛋疼。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病似的，在这大冷天缩着脖子端着肩，陪着一个小偷在这耗完一场又一场。你还不走？早着呢，还有夜场呢。 他们这一场给你多少钱？一天下来两千左右吧。这样吧，我给你两万，请你陪酒怎么样？哼， <laughs> 早知道我就说五千了。哼，我还以为是一顿鲍鱼海参呢，感情就拿速冻饺子糊弄我。我父母在外地，你也一个人漂着，咱俩凑一块过年不好吗？ 我们也只有赶夜场才能解决住宿问题，所以今晚注定没地儿住了。哎，能在你这儿凑合一宿不？随便，只要你别和我睡一屋就行。可我自个儿睡觉，我害怕。不是，您连用脑袋撞地都不害怕，还怕一个人睡觉？我真害怕，我宁可睡医院大厅、火车站，我也不乐意一个人租房。你要不让我跟你一个屋睡，我就偷你东西。 哎，我操！你爱睡哪睡哪去，随便。 <laughs> 大宇哥，你包养我吧，你要是一个月给我三万，我保证把你伺候的爽歪歪。哎呦，我一个月花三万包你这样的，我脑残啊？打飞机，那啥，我什么活都能干。不是你丫再贫一句，我抽你，信不信？大宇哥，我真喜欢你。我上次跟你说，我是因为你的名字喜欢上你的。 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喜欢上你了。从小到大，从没有人那么背着我，我的心一下就被你撬开了。不是，我发现你这人说话特别花哨，但就是从来不走心。我发现你这人说话特别损，却比谁心都软。哥，你怎么还没起床？起床吧。 人大懒妞都起了，你好意思来着吗？嗯嗯，我好意思，嗯，我特别好意思。哥，都十点了，你还不起来做饭呢？赶紧起来吧，一会儿有人来家里串门，到时候看你还赖在被窝磕不磕碜。串门又不是你来看我的，你把这屋门锁上不就成了吗？来，你自己起来呗，我又没拦着你。 大哥，你不做饭，我去三叔家吃了。下午我去街上买点东西，晚上没准住在老公家。第二天中午，袁如风尘仆仆的回到家，原以为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结果厨房里面一点热气都没有，怨气满满的走到袁纵的房间门口。 门还是锁着的，刚要敲门，袁如突然隐隐约约听到里面有说话声。行了行了，小金肝儿，又大了怎么办？这是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不起床，自言自语，鬼才相信！哼，那你果然忍不住了，干起这种。 带我来个梦中捉鳖，再拍两张照片，让男人发过去，你就等着被甩吧。啊！你你们，哎呀，为王是他呀？为王是我男神？你妈这神态销魂的，你妈为什么在梦里的狂野姿势、香艳场景，会在我哥的被窝里上演？苍天啊，大地啊！ 看他们还那么淡定，捉奸在床还没事人一样。啊！ <laughs> 我的信仰，我的爱情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哎，你真看上我哥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搭理我？我告诉你啊，我可偷拍了一张你的床照。 小心我给你曝光！淘气。袁纵给夏耀做了一桌子丰盛的午餐：东北乱炖、溜肉段、爆煎鲤鱼、红烧肘子、香味扑鼻的五常大米饭、薄皮大馅的东北饺子。一张小方桌摆在炕上，三个人盘腿围着桌子坐下。夏耀坐在热炕头，看着豪放的大碗大盘子，吃着地地道道的东北菜。 憧憬多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唉，现在再想起自己顶着寒风、冒着大雪的艰难之路，感觉走的太他妈值了。嗯，好吃，味儿太正了，这个香。嗯，这丸子好吃，多吃点。哥，为啥我从没见过这个熏肉？你竟然自个儿吃独食？我自己也没吃过。 就给爸妈送过一块。喂，大宇啊，你丫死哪儿去了？在东北呢。不是这他妈大冷天，你跑东北干嘛去？哎，我说，你不会真看上那东北大妞了吧？没有的事儿，你就把她叫回来。你自己怎么不叫啊？让你去你就去。你就跟她说，再不吃菜没了。 不吃菜就没了。哎，是不是那女的叫你呢？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先去吃饭。臭妖，还不回来？我找你去。 <laughs> 过年好啊！哎嘿嘿嘿嘿，嘛去啊？进屋啊？不是你没看见我要走？哎，你走你的。 我一个人待着也没事甭担心。不是谁他妈担心你啊？你谁啊？这他妈是你们家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我是来和你一块过元宵节的。我没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可我也不记得要跟你一块过呀。初五还是初六那天，你不是说要跟我一块过节的吗？我说那天一块过节，也没说今天一块过节啊。那天都一块过了，今天为啥不一块过啊？ 不是那天一块过，今天为啥要一块过？因为那天一块过了呀。第十三集，来，哎，煮好了。嗯，哎，你刚才着急忙慌的要去干嘛？找人。找夏警官吗？你怎么知道？ 你不是一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后面转吗？一天不见面就想，两天不见面就慌，三天不见面就抓狂，四天不见面就炸了庙了。不是你是不是成天盯着我呀？哼，我还用成天盯着你？就你看他那个眼神儿，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别老用那基佬的眼光看待任何爷们之间的感情啊！我跟他属于正常的朋友关系，那样最好。 本来你俩也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啊？你满足不了他，他想要的呢是一把枪，你充其量也就是个针管子，也就治治我这种二等残废。我他妈烫死你！ <laughs> 有那么好吃吗？甜不唧唧的，吃多不腻吗？不腻，我打小就爱吃元宵。 那会儿还是我奶奶自己摇的，跟现在的没法比。来，这个送你了。嗯，什么呀？打火机。我操，金镶钻，还全球限量，是真的吗？四万七买的，转手的时候价格还能往上抬不少啊！别他妈给贱卖了。宣大鱼好心提醒，是怕王志水卖的时候让人坑了。 这个打火机是宣大宇原本想送给夏药的，结果夏药老这么东躲西藏，东西就在兜里捂凉了。他想，既然不打算送了，不如让王治水拿去卖了，换点钱。你怎么这么有钱啊？你们家到底干嘛的？澳门开赌场的。哦，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哎，那你和夏警官家里比起来，哪个更有钱？哼，哎呀，他们家是红色贵族。 就我们家是政上牺牲品，说白了就是永远翻不了身的没落家族，根本不是一档次，有什么可比性吗？那为什么夏警官写的那么穷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一个开豪车的富，见到骑自行车的贵，照样得点头哈腰的，明白吗？我宁可点头哈腰当孙子，我也要开豪车。哎，你也就这么点追求。 <laughs> 行了，你回去吧，我自个儿进去就成了。哎，我陪你一块进去吧。不行，你赶紧。 <laughs> 下药，你进来。哎哎，妈妈妈妈，哎，您给我留点面子，我朋友还在这儿呢。给你留面子？你干的这些事儿，值得我给你留面子吗？啊？阿姨，您听我说，是我让夏瑶去的，我家里有点急事找她帮忙。 没事先跟您打招呼是我的错，有急事就不能先跟我报备一下？打个电话能占用多少时间啊？非得偷偷摸摸走吗？他就是诚心跟我们两口子作对，他就是逃避相亲。阿姨，真是我让他过去的，当时他打电话告诉我额外批了几天假，我身边正好缺人帮忙，就把他临时叫过去了。他没告诉您是怕您不答应啊。妈，您看，给您带回来的哈尔滨红肠，他家人亲手做的。 味道特别正宗，还有这个熏肉，您不是一直埋怨今年没发熏肉吗？他又亲手给您熏了一块，绝对不比发的差，不信您闻闻。真是你熏的？嗯，你瞧，这里还有土生土长的东北山货，煲汤炖肉特别提味，还有人参鹿茸，凡是东北那些好东西，都给您倒腾过来了。哼。 这次就饶了你，下次要出去提前说，再玩这一套，耳朵给你揪下来。是，阿姨，那没什么事了，我就先回去了。 <laughs> 好，路上小心啊。嗯，真香，这真是刚才那小伙子亲手做的，看着不像是会做饭的人呢。那您就彻底错了。 他不光会做饭，而且做的相当好。就您夸好吃的那个糯米藕，其实不是买的，就是他亲手做的。真的？那么厉害？必须的。啊，这个小伙子可真是不错哈。哪个姑娘嫁给他可享福了。嗯，妈，您真有眼光。你跟着傻乐什么呀？我是让你学学人家。哦。 势不可挡。我想吃骨肉，你给我块骨肉呗。嘿，幺儿，你来正好。嗨，帅哥，这位是正要给你介绍呢，刘轩，我女朋友。嗯，挺好。嗯，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哎，这就要走啊？你来这干嘛来了？没事，想你了。 看你一眼。哎，幺操！你现在是不是特高兴？我为什么高兴？你不是一直都不待见我吗？是，我特不待见你。 我就瞧不惯你那个贱样。他跟别人在一块儿，你没看见吗？你还在这瞎晃什么呢？你就是晃到明天清早上，人家也是滚完床单开窗通风，吐你一脸漱口水，我乐意。他和谁滚床单那是他的自由。我跟他本来就是玩玩，他已经把钱给我了，不该我不欠我的，我心里舒坦着呢。你舒坦还他妈来这瞎晃有什么？他给钱给多了。 我再多演一会儿还不成吗？行，你演吧，好好演。没准人家俩人站楼上看的乐呵，还能多给你往下扔俩钱儿。不过你这两条腿挺漂亮，你可以靠着它上位，没准真能混成爷。 严令禁止的，不可能。等我，我这就去公司。这篇新闻含沙射影的诬陷袁纵的公司就是个打着安全培训旗号的讨债公司，还暗指招收学员是在诈骗培训费。但事实上，所谓的讨债保镖其实是去年在选拔的期间就被淘汰的人，压根不算是正式学员。这件事一爆出，就连带着春节度假村斗殴事件也一起爆了出来。 是谁策划的？再清楚不过了。黑豹谋害不成，又被倒打一耙。原纵没想到夏耀竟然有这种瞒天过海的本事。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是他吩咐我们，不能给你打电话，说想让你过个好年。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嗯，谁谁在听谁的呀？就算当时情况特殊，临时下了命令，用着他出头吗？你们不知道他十分敏感吗？ 他小，他不懂事，你们一个个也没长脑子吗？小心点儿，气头上呢。嗯，放心吧。吃饭了吗？嗯，没呢。谢谢你。 今天这条新闻我看了，疑点重重，漏洞百出，明眼人都能看出猫腻。幸好只是在网站上发布，还没有涉及到主流媒体。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发出申请了，让他们尽快将不实报道删除，减轻负面影响。金案的分局我也去过了，刑侦队长说了，案子肯定会好好查的。一旦查到真相，马上让发布新闻的媒体单位公开道歉，挽回你们的名誉损失。 放心，有我呢。听话，别再掺和这事儿了，我自己能搞定。没事儿，这些事儿对我而言，就像你做一顿饭那么简单。可我不想让你做饭。夏耀没再说什么，他知道袁纵心中顾虑，说再多也没用，有些事啊，根本用不着商量。开车回家的路上。 夏耀觉得汽车哪个零件出了问题，他找了一处相对安静宽敞的路边停下来检查。突然，旁边的路口闪过一个人影，他眯着眼睛扫过去，目光霎时定住，是黑子。我是应该叫你夏公子呢，还是袁总的小婊子呢？ <coughs> 上次让着你，这回让你瞧瞧爷的厉害！ 老子就是婊子，还挺护着你那张脸蛋儿。老子今天非弄得你丫毁容，让你丫嘴贱！我操你大爷！ 伤口的时候，袁纵才看清下药的具体情况，整张脸面目全非，肿得比平时大了两圈儿。所幸只有眼角的位置伤得比较深，剩下的都是轻微的擦伤，细数起来有几十处。从风流倜傥的夏大爷摇身一变成了夏二麻子，袁纵的心情可想而知，没法见人了。这简直是从林志颖。 一下变成郭德纲啊！别闹，过两天消肿就好了。哎，袁总，怎么了？我想暂时先不把这件事儿告诉我妈。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吗？先瞒两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就说临时去外省执行任务，然后再让我同事帮我圆个谎。我想起码等我脸上的伤好一点再告诉他吧，不然我怕他承受不了。 你怕他承受不了，就不怕我承受不了？你就这么舍得刺激我，非跟他打吗？他本来打不过我，我已经快要把他拿下了。谁想那小子使阴招，他还往我脸上甩法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生活和比赛要分开，你不要总把你在格斗场上的礼数拿到生活中去套用，在自保的前提下。 你用多阴多狠的招数都不过分，偷袭本身就是一件缺德的事儿，你跟他讲什么道义？嗯，好了好了，我困了，睡吧。高速路上，一辆载着枪械的吉普车平稳的行驶，车上有四个人，驾驶位坐着成熟老练的司机。 副驾驶位戴着墨镜的男人是黑豹特卫的老总，人称豹子。后面坐着两个黑人保镖，像两座静默而立的黑山，面无表情。黑子多半是废了，还留着吗？您说黑子也忒二了，夏卫东的孙子他也敢动，说他活腻歪了都抬举他。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袁老枪可够让我意外的啊，他怎么好那一口啊？ 你见过下药吗？您是指夏卫东的孙子？嗯，嗯，没怎么见过。上次新闻上刊登的照片不就是他吗？ <laughs> 那照片是处理过的。本人你见过吗？有一次他们刑警大队来咱们这一片执行任务，好像其中就有他，忘了是谁给我指的了，我就在远处那么扫了一眼，没细看。 <laughs> 下次你细看看就知道了，有那么帅？他们警察不是每年都有搏击大赛吗？我是热心观众，一场都没落过。对了，我记得您貌似跟我提过这档子事儿，说当时有个警察让老外亲了一口，不会说的就是他吧？我操，有人！ <laughs> 以后再敢动我家孩子一根手指头，我血洗了你们黑豹特卫！ 爆炸！快！快！来两辆车，多带点人来清理现场。刘少云，拉俩医生过来。报头什么警啊？你不知道我车里装的是什么吗？ 云作，咱走着瞧。第十四集，敢说我老？老子就是四五十，对付你也绰绰有余。以后还这么折腾不？再也不折腾了，云宗。 你说咱俩现在这样，算是在一起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不算。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在一起啊？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反正现在不算。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假如咱俩真的在一起，你会在乎我的过去吗？ 哼，你有过去吗？靠，你丫别瞧不起人，老子也风流过好吗？跟大白腿风流过。操，揍你！哎，别动，回头扯到伤口。哼，假如，我是说假如，咱俩现在在一起了，是不是意味着从今天算起？ 之前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尤其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我和你的计算方式不一样，我的时间是从你说我是你的开始，从那之后，你就得对我负责了。你这计算方式不科学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纠结的这个时间差意义何在？没。 我就是说着玩儿。哎，你觉得我的脸完全恢复了吗？差不多。差不多是差多少啊？基本没什么区别。哼。哎，阿姨您来了。 <laughs> 你这个孩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开车还注意力不集中，车半路出了故障，我也没辙呀。行了，没出大事儿就好。阿姨好，哥你也在，我来看看下药。你过来。等会儿，我把花放花瓶里。我跟你说，你一会儿不要对他的脸指指点点，尤其不能提大小眼的事儿，听见没？ 不能提大小眼的事儿。阿姨，哟，姑娘真漂亮。你好啊，来坐。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啊？袁如，刚走那个是我哥。呃，家在哪儿啊？老家是东北的。东北的。 东北哪儿的？黑龙江的。哦。依纯，下午做个眼部检查。啊，好。什么检查呀？大小眼检查。呃，什么大小眼？哎呦，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还真是一眼大一眼小，怎么回事啊？这是， <laughs> 阿姨。 您别说他是大小眼儿，他不乐意听。哦，好，好，好，那就不提了， <laughs> 那就不提了。你们，哟，阿姨也在。阿姨，那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没事儿，我就是来送点东西，我也走了。大宇啊，你陪陪夏药啊。 <laughs> 好，阿姨再见。 瞧你这副德行，眼睛一大一小就算了，这鼻子旁边还有一片青青紫紫的小点儿，这看着就跟雀斑似的。这鼻头也肿，人中都短了一截儿，这两个腮帮子也不对称呢。有完没完？ <laughs> 我今天就是来看你笑话，让你丫一天到晚臭美，到处嘚瑟。瞧你丫那点追求，事儿过那么久了，还跟我闹别扭呢。 还大老爷们呢，好好好，那我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啊！先说说那天晚上的事儿吧。那天晚上，就是那天咱俩都喝醉了呀，我把你背到我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咱俩就这样那样。你去把门关上。啊，好。你说吧，想说什么都说出来。哎，那天晚上咱们俩没有。 那你这么肯定？其实吧，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就是开不了口。我第二天专门问别人，就是真要发生那种事儿了，有什么铁证？然后他就巴拉巴拉和我说了好多，然后我一对照，没事儿，咱俩正常，啥也没发生，就是闹着玩儿。你找谁问了呀？ 问什么呀？问了一个经验人士，就问他那事儿啊，还用得着我明说吗？不是他说话准吗？他准啊，特准。我给你看他网名。一千万个人采摘过的残菊花，那得多有经验啊，是吧？操，这孙子真他妈多嘴。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跟那丫头好了呀？嗯，也不算好，反正也差不多了。不是什么叫差不多了？就是正在培养中。那就赶紧扼杀了吧！啊，那丫头一身淫荡之气，她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把她哥扯上了？不是我说她哥，你都不爱听。你对她是有多死心塌地呀？滚滚滚！ 一个礼拜后，夏药出院了。袁纵的公司迎来了新一批的学员的招生。随着天气渐渐变暖，过年前后的种种风波也悄然淡去。黑豹特卫的绝地反击虽然没有成功，却给袁纵的公司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就在招生工作上。男学员那边还是不理想吗？ 啊，以前啊，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那几条新闻闹的。我看女孩倒是不少，要我看，都是奔着袁总来的。哼，他有什么修养？不就是一糙爷们吗？哎，那边怎么回事？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一万元的学费要一次性付清。我们这儿不是学校，没有助学贷款。我可以先付一半，剩下的通过打零工来补上。这哪儿来的零工给你打呀？我们的饭碗都好不容易端上的。我是奔着袁总来的，我有一颗赤胆忠心啊！这闹哄什么呢？来了个极品，交不起学费，还非要赖在这儿不走。夏耀朝招考官指的男人看去。 虽然一身土的掉渣的装扮，但仍旧能看出样貌俊朗，身子骨硬实，尤其是身后背着一个大包裹，里面啊应该是铺盖卷一类的。看来他的态度相当坚定，有种打持久战的准备。你叫什么？多大？田奇，二十二。以前干什么的？当兵，刚退伍。 认招了，他欠下的那一半学费我垫上。谢谢你啊，夏警官。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有人告诉你了？哦，没有。我事先对公司进行了简单的了解，这里每一个教官叫什么、多大年龄、专属特长我都知道，还有历届的优秀学员我也能背下来。夏警官，钱我会尽早还给你的。 不着急，你快去体检吧。此时此刻，还有一个人全程监控着体检室壮观的裸体秀，那就是袁大玉女。她几乎每次招生都会过来，利用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物色着下一任目标人选。经过层层筛选过后，一百二十个初选的男学员终于尘埃落定。起初，田延齐还担心体检一项不合格被刷下来。 你哪儿的人啊？黑龙江。哎，你装的这是？就是一台多功能的搏击训练器，我自己做的，用料呢有点旧，但是质量肯定没问题。你试试。我操，不错呀！你这技术可以直接进研究所了，干嘛还来当保镖？多屈才！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就初中学历。 毕业没两年就当兵了，哎，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呃，不不不，你花了这么大心血，哪能白送？这样吧，学费的钱你不用还了，这台训练机器就当卖我了，钱我照样给你。这台训练器呢，就是送给你的。是你把我带到袁总身边，这么大的恩情，送多少台训练器都不过分。嗯嗯嗯嗯。 哎，你看这女孩怎么样？嗯，挺漂亮。她漂亮个蛋！不是你这什么眼神？这也能叫漂亮？一身媚俗之气。然后呢？哼，然后她跟幺儿在一起了。我笑你大爷！哎，不喂，你那脑门还没好啊？让我看看。不是给你钱让你去除疤的吗？怎么还这副德？ 没事儿没事儿，哎，我说，我怎么觉得夏耀喜欢这女的他哥的可能性比较大？呀、操，你以为谁都跟你要是基佬啊？会不会是拿着这个女的做挡箭牌啊？所以我让你来呢，就是派你去当卧底的。我总觉得这女人私生活有点不检点，这几天就甭工作了，二十四小时盯着她，一旦她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你就立马通知我。 钱，我按照你平时工资的十倍给，你觉得怎么样？嘿嘿，你想包养我就直说嘛，非要这么变着法的给钱？不是你他妈再嘴贱，信不信我抽你啊？ <laughs> 保证完成任务。自打夏耀和袁纵的关系在袁如那曝光之后，袁如就心甘情愿的当起了电灯泡。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就在吃饭上。 几乎顿顿都过来蹭，难得今天约会去了，不在身边。夏耀心情大好，去找袁纵前特意去超市精心为他挑选了一样礼物。袁纵正在厨房当当当展示着神乎其技的刀工，夏耀就从他后面冒了出来，特别大男人的勾住袁纵的肩膀，附在他耳边柔情蜜意：“老婆，送你个礼物。” 谢谢啊，拆开看看。菜刀。嗯，我看你那把切菜的刀太不好用了，就重新给你选了一把。我妈告诉我，这个牌子的刀特别好使，我特意给你选了一把最拙实的。确实挺拙实的，也就袁纵的手腕能利落的耍起来。因为啊，这根本不是一把切菜的刀，而是一把砍骨刀。 这二货从来没做过饭，根本分不清刀和刀的区别，以为所有的刀都是一样的。快试试好用吧。哎，你干嘛？我记得某人说看上我就自个唧唧呢，我这都等了好几个月也没动静了，看来让你自觉是指望不上了，不如我替你了了这桩心事。谁他妈看上你了？ 我才没看上你呢。今儿厨房正好缺一大白萝卜，剁下来还能凑一个菜呢。哎哎哎哎哎！我投降！哎，不要啊！哎，我听说田延奇送了一台健身器，还是他亲手做的。啊，我不是帮他垫付了学费吗？他心里过意不去，就送了我一台健身器抵欠债了。 才见一面就帮人垫付学费啊！我是看你爱财如命，才掏那份钱的。那台健身器怎么不拿出来给我看看呀？喂。哥，你快来！有人存心搞破坏！竟然我头上你接着吃，我去看看。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瞧你混的！ 身边没一个懂事儿的，净给你裹乱。你看我人品多好，我身边的人个个通情达理，从来不给我找事儿。第十五集，袁如，你这个贱货！亲爱的，有人打我。谁呀？有本事站出来说话。你呀，明明跟夏警官在一起，还勾引别的男人，你对得起夏警官吗？夏妖。 就是我们队的代理教官。你胡说什么？哥们儿，我看你是个老实人，我才好心提醒你的。这丫头，不是什么好东西。前两天还和夏警官卿卿我我，今儿就傍上你了。谁跟夏瑶在一起了？你把话说明白点。 <laughs> 孙子，你他妈给我滚出来！有本事滚出来！住手！走。 <laughs> 哥，就是他。不是，大宇。 你们俩咋凑一起了？咱先不说这事儿，我跟你说，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丫背着你跟别的男人约会。我操！什么叫背着她？真不该乱说话。我们压根没在一起，这得啥事？让我感受了？切， <laughs> 没在一起也八九不离十了吧？八九，零点五都没有好吗？她明明就跟我骗你的！不是你说什么？我骗你的？到底怎么回事？袁纵知道这是个误会，而宣大宇又为了替袁纵出头。 指使别人往他亲妹妹身上倒垃圾的时候，忍无可忍，一拳扫了上去。下药想拉袁纵的时候，已经晚了。就在这时，王治水突然以神乎其技的速度窜到了宣大宇身上，替他挨了这一拳。袁纵的拳头谁都知道多大力度，王治水的脸当场就紫了。宣大宇都傻了，连下药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哎，王治水！ 要不要去医院啊？滚！我们走。该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走。我当时就那么随口一说，我也没想到会闹出这么一出。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说什么实话？难道说我跟你在一起吗？走吧，有事咱回去再说。钱拿着，打车去。 你什么意思，袁纵？你他妈混蛋！是不？有没有很感动啊？刚才那一刻有没有很感动？你说，瑶为什么要骗我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其实喜欢的是袁如他哥。 袁如就是个挡箭牌，我他妈跟你说正经的呢。哎，他是不是感觉到我对他的心思，故意用这招让我死心啊？对，他就是不待见你，就是想让你离他远远的。我他妈把你扔河里，信不信？哎呀，夏药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的。 游游荡荡地走了十几分钟，偶尔看一眼站牌，偶尔站在某个角落静静地抽一根烟，茫然地扫过一辆空着的出租车，手始终没有扬起来。袁纵没有露面，只是一路跟着他，陪着他走了无数条错路再折回。这一刻，袁纵仿佛看到了天寒地冻的茫茫雪地里，夏耀一个人背着包裹。 寻找自己老家的无助身影。袁纵陪着下药，耗了三四个小时，耗得街上再无一辆车开过，耗得下药一瘸一拐，已经没法通过歇息再缓解，耗得他心如刀绞，目光赤红。李哥，忙着呢。啊， 哎，李哥，你切丝儿啊？怎么不用这个？这是新刀，特好使。这是砍骨刀，哪能用来切菜啊？啊？嗨，你可别提这把刀了，这把刀可气死我了。大早上到这儿，也不知道让哪个孙子给陷碗板里了，怎么拔都拔不出来。幸亏小田力气大，把我拔了下来，不然今儿早上这顿饭都吃不上了。哎，哪儿干嘛去啊？这刀没法修了，不修，扔了。 报告，袁总，什么事儿？袁总，我有几个技术要领想请教你，请问你有时间吗？我有时间，但是门卫师傅要休息。啊，没关系，我已经和门卫师傅打好招呼了，让他按时锁大门。我现在也可以从墙上翻过去，不触碰到玻璃渣子和警报器。可以。三天之后。 袁纵的公司迎来了新学员的欢迎晚会，夏耀也受邀参加了。袁纵是最后几个赶到的，看到旁边位置的夏耀，眼神变了变，什么都没说，径直的坐了过去。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接替上演，夏耀一直默不作声的观看，直到主持人念到下一个节目是田延琪表演的舞蹈，观众们全都沸腾了，夏耀才跟着小小的沸腾了一把。 铿锵有力的音乐响起，田延齐以一个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出场，瞬间惊艳了一大片。最重要的是，他选择的配乐是袁纵当年所属大队的队歌。夏耀朝旁边扫了一眼，袁纵神思恍惚，手指在腿上打着节拍。音乐声终止，一阵爆发式的掌声响起。田延齐并没有下台，而是接过了主持人手中的话筒。 我听说夏警官也会跳舞啊！夏警官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我就算了吧，不上去丢人现眼了。我可听说夏警官的街头爵士舞跳的相当好，大家想不想见识一下？想！想！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好吧。 那我就随便挑一个，献手了！你他妈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嘛？给我跳舞！我凭什么给你跳？跳！不要！不要！别！求你了！操！你丫爽的时候想起我了，把我一个人甩在路上的时候呢？ 我不该把你扔在那儿吗？你值得我把你带回来吗？是，我不值得。我多怂啊！有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没胆跟别人说，哪儿像某些人啊？一张嘴就是奔着袁纵来的。我认识你一年，进个办公室还别别扭扭的，人家认识几天就敢大晚上留在这儿，像我这种软蛋。 不他妈被甩还等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谁从你公司的墙头翻出来？你心里还没数吗？你是习惯恶人先告状是吧？认识第一天就给人家垫学费，私藏着好东西硬不给我看。你没和他瞎勾搭，他怎么知道你会跳舞？这么一个人让我给他指导，我能留下来已经仁至义尽了，难道还要我劳烦人家门卫师傅给他守门吗？他明明喜欢的是你。 人家非要送我健身器，难道我因为嫉妒就不收吗？人家非要在舞台上叫板，难道我就要装孙子不敢上吗？我承认我嫉妒，我看他样样都是你的菜，我他妈有危机感。你能让我这个没法接受基佬的人，看到有人从你墙里翻出来，难受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很有成就感吧？ 我承认我喜欢你，我承认咱俩在一起了，我承认我害怕你被别人勾搭走，所以我今天低声下气的恳求你，求你别离开我。这种态度，你满意了吗？你不是说不逼我吗？你不是，你不是说不要？ 下任何定义吗？行行，别哭了，别哭了。你那俩眼睛本来就不一样大，再哭更没法看了。你呀，那天晚上真没跟他干什么。我咋这么不信呢？我要真想跟他干点什么，还用得着让他翻墙出去？也是。你每次都是留我在这儿睡。这次真确定关系了？嗯。 那你这鸡鸡怎么办？你哥还是我哥呀？来，别闹，别闹。嗯，那个，咱们把事儿办了吧？办什么事儿啊？然后，夏耀突然下床，翻箱倒柜找到了一瓶润滑油。夏小妖霸气的时候是真霸气，平时做足了前戏都推推搡搡的，今儿嘛条件不讲，直接自个儿抹上。 一句废话不说，拎起元宗就上。谁知这时候，谁？哎，你干嘛去？别追了，没影了。哎，夏警官，来了。那个。 昨天晚上，啊，是我，我都看见了。嗯啊，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跟你乱说的。谢谢了，兄弟。哎，第几个了？三百五十一个，还早着呢。说好了，下药打满九百九十九个才能接啊。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妖和那女的本来就有一腿，但是那女的吧，结果一直没承认。结果那天咱们抓到那个女的和别的男人偷情，妖撞上之后觉得特丢面，才说她是骗我的。如果你是那女的，你会甩了下药去追那个糙老爷们吗？那你给我推断推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那个我要说下药是跟袁如他哥在一起，你会抽我吗？ 会，我操！又是那个陌生号码，嘿，尼玛天天打骚扰电话，拉黑算了。哎呀，这哪是什么陌生电话呀？这不是袁如的吗？还是你家亲口告诉我的，连你自个儿都忘了。 <tsk> 喂。无论你在哪个病房，现在马上给我滚到医院大门口，我奶奶在这等着你。 有事儿吗？废话，你他妈这什么态度啊！砸我一身臭鸡蛋就这么算了？不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砸了呀？你是没砸，可你朋友砸了。对，是他砸的你。他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不是，再说了，我砸你不对吗？你说你没和幺儿在一起，有证据吗？下药都亲口承认了，还要什么证据？他亲口承认就没有隐情了吗？如果你是我的妞。 你当着我哥们面给我戴绿帽子，我也照样没脸说咱俩在一起，是不是这道理？是他妈个屁！你俩没在一起，要干嘛去你哥公司培训啊？不是你俩要是没在一起，要干嘛大过年的帮你哥忙前忙后啊？你俩要是没在一起，要干嘛寒冬腊月的往哈尔滨跑啊？别逼我上重口的！所以说什么货色什么下场，自个默认了。你鸡再怎么和龙配，他也成不了凤凰。行。 姑奶奶，我这只大鸡今儿今儿就抽醒你这条大傻龙，自个儿看。哎，你他妈给我看这么恶心东西干什么呀？你他妈再仔细看看，看看这谁？第十六集。喂，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 你要打个什么劲儿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甭跟我解释。怎么喝这么多呢？你在哪儿啊？我用得着你接？我就是死在这家会所，也他妈是，也他妈是我活该，我活该。 青春啊，就这么来了。这几年就是空白的，我的心还停留在十七八岁。我下小腰你还真是个情种，哥们儿，我的。 他 <clears throat> 原作有什么好啊？我去，不是你别吓人成不成啊？你你你喜欢他哪儿啊？你倒是说说，他到底哪儿好啊？啊！你要真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啊！我觉得所有女人和 gay 都会对他动心。扯淡。 三十多岁都没搞上对象，还他妈敢装万人迷？ <laughs> 动心和追求是两码事儿，这种男人不抢手是因为难驾驭。是你妈了个逼！ <laughs> 老子操死你！让你啊跟男人瞎搞！王治水突然想起偶像剧的经典桥段。 男主喝醉酒都会认错人，然后小三就趁着这个时机以假乱真，第二天缠着男主要求他负责任。既然宣大宇已经认错了，不如将计就计。虽然他对宣大宇算不上痴心，但妄想还是有的。想想日后那锦衣玉食的生活，王之雪觉得自个捂了十多年的小菊花这么交代了也挺值的。哎呀，结果。 衣服都脱了，气氛也渲染好了，宣大宇居然在这个时候把王治水认出来了。哼，王治水，对吧？哎，你丫看清楚了，我是夏小王。你再装，我跟你说，我会把儿认成你，但不会把你认成妖。为啥？ 因为你没那硬件设备。行，瞧不起我是吧？你给我等着。对不住了啊，谁让你起了这么个千人骑万人操的贱名儿？只能借你的血给老子的幸福开路了。 <laughs> 没有，怎么回事？ 我哪来的鸡呀！来点儿小宝贝儿。王治水取到鸡血之后，在自个儿的菊花深处捅了两下，又在宣大宇的洋物上抹了一些，然后忙活了大半宿，把鸡毛清理干净，把地上的血迹擦干净，又把义乌的秽物连同死了的那只鸡偷偷扔到隔壁家看门狗的窝里，证据全部销毁，然后。 气喘吁吁的躺回宣大宇的身边，刚要闭上眼睛，宣大宇的手机响了。王志水拿过来一看，是夏耀发来短信：“你在哪？来的正好。 <laughs> ”临水村十二号院。谁家狗又他妈叼走我们家一只鸡？请问王志水是住这儿吗？ 你你你们靠左那屋，哎，千刀的！他妈生儿子没屁眼儿！操！这怎么回事？哎呀。啊！你说呢？我浑身上下都…… 疼，啊！我去，不是哪来的鸡毛？啊？你昨天晚上现原形了？什么？你说大宇跟偷他钱那小子搞一起了？哎，前两天我还琢磨大宇跟王志水合伙欺负袁如的事儿，一直想问，就是不接我电话。 结果又整了这么一出重口味儿，现在彻底不用问了，啥都明白了。大宇这嘴可够严实的。啊。不过当时那个场景，明显是强迫性的，特别血腥。啊，不至于吧？我和李真真那小骚货真枪实战了那么多次，多重口的都试过，也没出现过这种场面呀。 啊对，我忘了你不待见我俩这事儿啊，哎，得得得，不提了。没事，你说吧，详细的说说。哎，你怎么突然对这事儿好奇了？没，那个，看完大雨再想起你俩，突然觉得特别有爱。我跟李真真，第一次就是在他家。 平时吧，我俩也就亲亲摸摸的，偶尔来个口爆也就是极限了。那天喝了点酒，怎么说呢？到了那个份儿上吧，自然而然也就上了。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第一次啊，反正出血了。不过没你刚才说的那么血腥。你说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感情呀？ 废话，你养只猫养只狗，在一起时间长了还难舍难分呢，更甭说人了。也是啊，习惯这东西啊，真坑人。你问这个干嘛？哦，没什么，真没想到这事儿能在大宇身上发生。你要说他喜欢你啊，我还相信，毕竟啊，这么多年，是吧？ 哥们儿都看在眼里，是什么事啊？大宇跟我那是纯纯粹粹的好哥们，容不得玷污的。得得得得，我知道你忌讳这个，不提了。疯子，我恋爱了。啊？这么快？也没见你有什么征兆呀。跟谁啊？ 不会是那个东北大妞吧？跟他哥。啥？哎哎，你别逗我啊！你跟个女的搞对象就够不容易了，还男人？是真的。你，你丫当这么多年和尚，就为了捡一块肥皂呀？啥意思？连这都不知道，还他妈在 gay 圈混呢？ 不会是认真的吧？我跟你说过不靠谱的事儿吗？你们俩那个过没？没。 <clears throat> 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不能当下边吃亏的那个。咱仨数你丫体力最好，他就是再猛再壮，你得把他给拿下。放心吧，最近正在朝这方面努力。 今儿这信息量太大了，我得好好消化一下。这是给你的身体修养费和精神补偿费啊，说呀，下，嗯，那天事儿就这一笔勾销了啊。我不要你的钱，我只要你对我负责。你不就认得钱吗？这里有一百万，应急绝对够了，再多钱我也拿不出来了。 我不要钱，我只要你对我负责。我可告诉你啊，你要不要这个钱，我都不会对你负责的。你会的，不是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啊！你他妈又不是娘们，我还你一份人情够可以的了。我就是不给你钱，你能怎么样？你敢满大街去嚷嚷啊，说宣大宇把我给强奸了吗？我敢！哎，就算你嚷嚷了，你就算去派出所报案了，有人会相信你吗？啊？有。 夏警官，你其实我和王志水没什么。那天晚上我就是喝多了，然后他正好接我回去，然后，哎，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你看见那样，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老干这种事儿啊？什么叫老干呀？ 你忘了？上次咱俩都喝醉了，我住在你们家，当时不也整了这么一出吗？哦，我正好给你解释这事儿啊。我那天喝醉酒了，我把你认成王治水了，所以才虐待你。不是，其实咱俩啥也没干，就打了一架。 <coughs> 你早说呀！这事儿压我心里都快发毛了，今儿才破案。哎，太好了，太好了，再也没有翻案的可能了，我彻底安全了。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我怀疑王治水他不是人，他是一鸡精。 <laughs> 这这事儿你让我告诉别人，我都不会告诉。 <laughs> 忒他妈扯了，鸡精！你先别笑，你听我说完。那天晚上特别诡异，就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吧。 我看见一只鸡飞到我床上，在我脑袋边转了圈的窜，就跟跳大绳似的。这后来那王治水也跟着一起窜，这鸡去哪，王治水去哪。后来他二者就混为一体，你猜怎么着？那只鸡不见了。 <laughs> 你是不是做梦啊？我开始也这么以为，那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真的在枕头边发现一根鸡毛。 <laughs>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他这个人真的有点邪，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啊，他白天照样去上班，这晚上无论我跑多远多偏的地方，他丫竟然都能追过来，不是？你说他是不是开了天眼了？你的意思是，二郎神投胎成太太乐了啊？ <laughs> 哎，你呢？你跟他是真的吗？嗯。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我就觉得吧，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实在太熟了，我连你平时穿内裤的时候，鸡鸡往哪边歪我都知道，根本擦不出火花啊！宣大宇万万没想到，自个尝尽爱情酸甜苦辣，最后竟然噎死在一根黄瓜上。其后的几天，王志水是彻底赖上了宣大宇了，无论忙得有多晚。 总能在宣大宇侥幸，今天这孙子终于不来了的时候，突然从某个角度窜出来，给他当头一棒。不是你来这儿捣乱呀？我不放心你吗？我用得着你瞎操心啊？你不来找我，我他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你刚才在谈什么？我想投资一部电影。你可以请我演里面一个角色呀。 你以为你有两分姿色就能当演员啊？还有，都他妈累！我咋了？本来是妖儿瞒着我跟大叔瞎搞，我在这场冷战中占据优势地位，结果咱们俩这么一折腾，我倒是成恶人先告状了。我优势瞬间化为劣势，你说咋办？你就跟他实话实说，说什么实话？ 就说咱俩在一起了呗，这有什么呀？不是谁他妈跟你在一起的？我一直都在跟你谈恋爱啊。啊，行行行行，就算咱俩在一起过，啊，现在我跟你分手成了吧？我不同意。我。与此同时，袁纵开车将夏药带到了自己家。 除了上次来这儿把袁纵掳走，夏药还是第一次正式造访。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虽然比夏药家小了几倍，但是格局规整大气，装修精简硬朗，感觉特别宽敞痛快。袁纵进屋就去做饭了。他进了袁纵的房间，一个和他办公室看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卧室，床边的床头柜，第一个抽屉拉开，夏药瞬间碉堡了。 满满一抽屉的润滑油，各种品牌、各种口味、各种国家的文字。第二个抽屉拉开，下药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满满一抽屉的药，外涂的、内服的、镇痛的、消炎的，通通都是治菊花的。下药吓尿了。给我看这干嘛呀？ <laughs> 没少为你献身做准备啊。 我怕不够用，这么多还不够用，你他妈是拿来抹还是拿来喝呀？那么满一抽屉，喝都得喝半年吧？要不往菜里倒点，给你润润嗓子，省得你每次没到半截就卡着了。滚！床底下还有，抽屉里那些是我从各个箱子里挑出来的。大哥，你别吓我。 那玩意儿也是有保质期的，而且那么贵，你丫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怎么舍得把钱糟践在这上面啊？糟践不了，保质期内全能用完。哦，前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了，医生说我这两根大骨头长歪了，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他没说你心眼也长歪了吗？ 你这刀是冒牌货吧？这就是你送我那把呀。那把不是坏了吗？你不会又新配一个刀身吧？刀身没换，重新打磨了一下，现在拿手上轻巧多了。去，到你那屋看看。我屋？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下药进去的时候还在想，顶多是袁纵腾出一个房间留给自己来住。结果等他推门进去，才发现这真的就是他的房间，装修是他喜欢的风格，家具是他喜欢的样式，大床是他喜欢的软度，床上用品是他喜欢的布料。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他喜欢的衣服；走进卫生间，置物架上的日用品全是他喜欢的牌子，整整齐齐的摆在那儿。 下腰坐在床上，悠悠的叹了一口气。怎么样，喜欢吗？这是逼我用完那几箱润滑油的节奏啊！第十六集，第十七集。 <gasps> 哎啊！明儿晚上有个饭局，陪哥一起去呗。为什么叫我？人家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我一个人耍单儿，多跌份儿啊！那丫头还不乐意去。你就替她过去凑个数，陪着一起热闹热闹。哼，不去。你不是一直说要看不起你搞男人吗？这次啊，她也带了男人过来，你可以趁机挤兑挤兑她呀。元宗，你怎么知道的？ 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我拿眼睛一扫，就看出谁是正主了。对，明天他也过来，那我去，时刻等。好嘞，一定一定啊！ <laughs> 再见。拿我手机跟谁说话呢？夏警官说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还要把她男人隆重的介绍给咱们，不去。我已经答应了。那个夏警官说让我也一起去，不是你干嘛去啊？有你什么事儿啊？给你撑门面啊？哎呦，你他妈是给我撑门面还是给我栽面啊？反正夏警官请我了，你可以不去，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去。哎呀， <laughs> 夏警官。 哈喽啊，哎 <laughs> 呦，大神，哎，呀，大神，给我签个名吧，我可崇拜你了。上次你给我打的软组织挫伤啊，我都没舍得治。大神，那天就是个误会。哎，我说大宇啊，这人一被爆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穿的也不土了，品味也不低了，一口气儿跻身上流社会了啊！必须的，今儿我就是来炫富的，特意给他治了。 要不带不出来。哟，打火机挺酷的，你拿来我看看。哎，不错不错，漂亮。大宇哥送的，全球限量九十九支，你想买都买不到。啊。哎，大神，我听说你们公司的保镖经常会被大牌的明星雇佣，是吧？大宇现在呢，准备投资一部电影，我呢准备演里面的男一号。假如我将来火了，当大明星了，能雇你？ 当我的保镖吧。 <laughs> 你是不是没见过爷们儿？哎呀，见过爷们儿，没见过这么爷们的爷们儿。饭菜一一上桌，酒杯相互对碰，房间里越来越热闹。王治水喝的最冲，频频跑厕所。跑到第三趟的时候，王治水一扭头，男神闪耀着万丈金光的站在身后。 我出十万买你的打火机，哎呦，大神，这个是大宇送我的，不能买。我用手表跟你换怎么样？这块表可比打火机值钱。 <laughs> 不好意思，千金不换。要说这事儿吧，还真是挺二的。这有什么？我还听说过一件更二的事儿呢。 我不是在同志论坛注册了一个小号吗？那天有个直男来跟我讨经验，问我怎么判断自个儿是不是被爆菊了。他说他前天晚上和哥们儿喝完酒，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自己被脱光了衣服，五花大绑在床上，屁眼还特别疼。不是你先等会儿，幺儿，我怎么感觉他说的就是咱俩的事儿啊？你找的那经验人士不会就是他吧？你瞎说什么呀？什么经验人士？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哎，你你先别说话，啊，你的昵称叫什么呀？ <laughs> 千万个人采摘过的残菊花。 <laughs> 我操，不就是他吗？我操，你忘了？你还跟我说过他这牛逼昵称呢。 <laughs> 哎呦，感情你就是那个高手啊！幺还给我看过你俩聊天记录，你给他分析的那一段有没有被爆过菊那个论断？太他妈经典了！你走，哎，你们去哪儿啊？ 这是个误会。那天我俩喝多了，他把我当成王治水了，结果又打又绑的，压根没干那档子事儿。我之所以一直没跟你说，呃，是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本来就是个误会啊。这事儿还是在过年那段时间发生的，那会儿咱俩也没在一起吧？多大点事儿是吧？他不提我都忘了。 我还没去医院复查呢，没这个必要了。我看你这身子骨够结实了。第二天中午，夏耀迷迷糊糊的醒过来，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活着。夏耀这个时候才发现，他昨晚是趴在袁纵身上睡的，又看了一下时间，竟然已经到这个点了。今天又是工作日。 这种事儿，在严于律己的袁总身上发生的概率几乎是零。醒了？嗯，是啊。疼吗？倒没觉得哪个地方特殊的疼，就是感觉跟散了架一样。嗯，昨天晚上对不住你了，光让你累了，我都没伺候上你。 怎么总是笑啊？因为我只有脸上的五官是能动的，其余部位都废了。你，真棒！别说了，饿了吗？嗯，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laughs> 感觉怎么样啊？哼。 他是不是特猛特爽吧？要不你来试试？巴不得呢！贱货！哎，你问问他们，想的话，我马上过去。还 <laughs> 用得着他？我他妈就能把你玩坏了！伙食得有多好啊！啊，把你急成这样！ 滚犊子！你这三十二年真没白忍。 <laughs> 我操！那纸兜里的润滑油不会都是昨天用的吧？你觉得呢？这得多少钱一瓶啊？有五百多一瓶的，有七百多一瓶的。这也太贵了！ 一次性几千块，谁他妈玩得起啊？两口子挣点钱还不够打炮呢。忍忍，过两天再说吧。 <laughs> 就这点花销算什么呀？是不，科哎呦，你可来上班了啊！哎，我告诉你件好事。 啥事儿？黑豹特卫最近又犯事儿了，而且是在咱这一片区犯的。昨天刚被逮进来，我跟大田子一直在审这件事儿。到底咋回事啊？这俩孙子忒狂了，这违章驾驶就算了，还他妈殴打交警，报废了一辆警车。你说，这不是纯粹找死吗？哼，黑豹特卫，尽养这种极品。 这一档子接着一档子的，过年偷运枪械的事儿都还没处理利索呢，又他妈开始挑事儿，我都替他们头累心。哼， <laughs> 轮得着你操心吗？人家还有闲心去韩国整容呢。整容？黑豹特卫不是偷运枪械的途中汽车失火爆炸了吗？把他们头的脸给炸歪了，他们头就去韩国整容了。你猜怎么着？整得他妈跟吴彦祖似的，比以前不知道帅多少倍。他们公司的女员工都疯了。 据说现在倒贴他的都能从黑豹公司大门口拍到咱们局里，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操，一场灾祸还他妈给他迎来人生的第二春了。哎，那俩人审完了吗？早就审完了，交代的清楚着呢，认罪态度好着呢。操，主动交代还不好吗？你进去溜达一圈就知道这俩孙子多招人膈应了。 我看看去。你是夏警官吗？嗯。 <laughs> 可把您盼来了，我们老大让我替他转告你，他是你脑残粉儿。他还能来这儿见你？不能啊。但是我犯事之前他就叮嘱我了，一旦我进来了，千万别忘了帮他转达这句话。你的意思是？ 他一开始就知道你要犯事儿，哎，就是他指使我这么干的。他说了，一旦我犯事儿了，给黑豹特卫抹黑了，你一定特高兴。这是他一个脑残粉对偶像的小小敬意啊！下班去元纵公司的路上，夏药那叫一个美呀。他现在和元纵几乎是一条心了，巴不得黑豹特卫出事儿。 想到那两个二逼贬损黑豹特卫的那熊样，夏耀就忍不住想乐。那得多好的人品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白眼狼啊！豹子真是管理界的人才。正想着，红灯亮了，时间还挺长。夏耀摇下车窗，正要透透气，突然在旁边那辆商务车里扫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哎呦我操，这不是吴彦祖吗？正想着要不要下去要张签名的时候。 就扫到了车身上黑豹特卫的 logo，身形一凛，感情不是虚报，真他妈给卷成这样了，只不过在这儿遇上，有点太碰巧了吧？嗯， <laughs> 夏警官，找个地方聊聊，甭找我，没用。哎哎，夏警官，我是你的铁粉你是谁的粉这事儿也得公事公办。哎哎哎，别误会，我不是想替他们求情啊。 我是想告诉你，治狠点儿。想借刀杀人？我才没义务给你除心病。这俩孙子该怎么治怎么治。倒是他黑你们公司的那些话，会给媒体提供一个很好的素材。 <laughs> 用不着爆料了，已经登上了。你看。 你什么意思？我那两个副手没和你说吗？我可是你的脑残粉啊！这么做就是博君一笑，小小礼物不成敬。你他妈到底是把脸炸了，还是把脑子炸了呀？袁总。 我能给您提一个建议吗？说，啊，我觉得咱们公司可以举办一些拓展活动，比如说暴力美学一日体验营啊，吸引一些对射击感兴趣的人参与报名。咱们呢负责培训的食宿，隔日举办一场射击大赛，可以设置奖项，也可以让每一个参与者获得一份个人写真。我我知道您不太欣赏这种商业活动，其实。 我也就是没事瞎琢磨琢磨，您就当我没说吧。我可以考虑一下。嗯，你可以试着起草一份策划书。如果策划方案有操作性，这事儿就由你一手操办。我吗？嗯，保证完成任务。和每个人一样，夏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得登录各种平台查看好友动态。 而李真真这位经验人士，近来就是她的密切关注对象。前两天还在上面各种秀幸福、畅谈恋爱心得，今儿就人生灰暗，看破红尘了。启蒙老师，怎么了？您这是？大姨妈来了，用不用我教你男士姨妈巾怎么用啊？别介，没那闲钱。 我用点润滑油还节衣缩食的，润滑油可以自制啊。买的润滑油会有一些对健康不利的添加剂，还不如自制。我一直都是自己调配，纯植物成分，既可以润滑又能保养菊花。一百块钱可以调制一缸，一缸。妈的，白调配这么多，明儿个全倒了去。为什么倒？用不着了。 还留着他干嘛？你昨天不是还跟我嘚瑟，说彭泽离不开你吗？今天刘轩就找过来了，然后彭泽就屁颠屁颠的跟他走了。哎，你说男人是不是都特贱啊？看你自个还不知道吗？生气了。 没有，我现在心已经木了。你至于吗？阅人千万，单单断在他手里了。假如现在有一人来采摘，我立马就能活过来。问题是没人摘啊。啊，这样吧，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袁纵借我几天，等我感情愈合了再还你。要不共用也可以。 我不介意当小的，你问问他乐意不？行，我帮你问问。啊，你真问啊？ <laughs> 好紧张，好羞涩，他对我的看法。甭紧张，没戏。 <laughs> 就看不惯你这个屌样。你想这么屌吗？想吗？想吗？哼， <laughs> 我可以让你变得跟我一样屌。 明天夏老师小课堂下午两点半开课，授课地点艾斯尼咖啡厅，学费一缸润滑油，来不来随你。看什么呢？笑这么美。你还记得那天咱一起吃饭，彭泽带过来的小骚男不？有印象啊。怎么了？他要是给你当小的，你乐意吗？ <laughs> 如果他愿意，我没意见。是觉得我一个人不够你操吗？ 第十七集完。第十八集。啊，你要的学费，说吧。哎， <coughs> 你要想拴住一个男人，就要了解男人选择配偶的出发点。啊？什么出发点？ 实惠，对，所谓实惠，就是在同等投入的情况下，给他带来最大得益的那个人。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比他更实惠啊！彭泽对我一分好，我会还他十分；他对刘轩一分好，刘轩得跟他索要剩下的那九分。到底谁更实惠啊？你那不是实惠，是贱。 <laughs> 哎，别走啊！坐下，坐下。你看看你，你就是皮贵骨头贱，人前不低头，人后给人舔脚趾头。你得把自己修炼成一只高端的狐狸精，名头贱，骨子高贵。我就不明白了，狐狸精怎么还成高贵的了？这么说吧。 男人肯为狐狸精买豪车豪宅，未必会为正妻买。你说谁贵谁贱？女人说狐狸精贱，那是因为她们成不了狐狸精。男人说狐狸精贱，是给那些成不了狐狸精的女人听的。你也是个男人，这点心思你还不懂吗？以前看你傻不拉几的，以为你掉到原纵就是因为一副皮囊。 没想到里面还有点料，哎，你闻闻，有没有一股桂花香？嗯，不错不错，挺好闻的。真的是你做的呀？嗯，难不成呢？彭泽从来不准备这些，我一个学生又买不起贵的。把你家里所有做完的和没做的，原料和成品全都给我拿过来。 哎，干嘛啊你这是？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别拿你那双高贵的手，去干这种下作的事。绝不能把自己交代给一个连润滑油都不肯给你买的男人。既然有人肯为你买，你还拿走我的干嘛？我是去给他用。 今儿有什么活动？居然破天荒让你们在这儿呢！哎，这都是田延启闹的幺蛾子。哎，就是，就是不好整这破事儿。周休息日， <laughs> 他怎么整幺蛾子？他跟袁总说要举办一个什么什么暴力美学体验营，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啊，请一些喜好射击的枪友来这儿赛枪，顺便还要搞一些什么小小节目，就像现在这样，然后。 一次性收人家这个数， <laughs> 拿给我，两千，而且只有一天。他应了吗？应了。你看看，这不都开办了吗？平时教官让袁总多休息两分钟，袁总都不肯。人家小天一句话，我们赚了整整一天的下棋。果然关系就一般。妈的！我这是刚给别人讲了一下午的狐狸精，结果后院起火了呀！ 来了，嗯，哎，这帮孙子就喜欢整幺蛾子。他们知道我们俩没啥，才敢这么闹。那个靶子本来是给曾丽和刘小璐两个人准备的，结果这俩废物一直没打中，才让我和袁总赶了个场。你跟我解释什么呀？还怕我生你的气啊？你把我想的也忒没骨气了。要说客气话，也应该我来说。 老是让你背这么大一个黑锅，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委屈你了。哼， <laughs> 如果是袁总啊，招一身骚味儿也值了。你要知道，有的人连味儿都闻不着。哼， <laughs> 你这是嫉妒我呢，还是嫉妒我呢，还是嫉妒我呢？肯定是嫉妒你啊！不信你让袁总宣布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看哪个人不嫉妒你？ <laughs> 可他们调侃你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们嫉妒你啊。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数，知道袁总不可能喜欢我，因为我不够格。哎，别这么说，感情方面没有够格与不够格，只有合适与不合适。老子会向你证明。 什么叫他妈天生一对？周末，宣大宇以他和下药学生时代的故事为蓝本做了个本子，以电影制作人的身份参与试镜评选。通过和导演组的协商，男一号的人选基本内定，由知名演员藤罗担任。这次试镜主要挑选男二号的人选，宣大宇鬼使神差的把王治水也一并带了过来，为的就是让王治水试试镜。哎，都安静一下啊！ 今天试镜的题目是以一只鸡为道具，通过和男一号藤萝的配合，演绎一段同性恋人的故事。简 <laughs> 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考题呀！简直就是本色出演呐！还用得着评选吗？摆明这男二号就是我了嘛！ <laughs> 哎，你看，那是什么？一只鸡啊。不，那不是鸡，它代表着芸芸众生的弱者。哦。你看，它下的是什么？是蛋呢？不，不是蛋，是寂寞。嗯嗯，还有几个人啊？ 啊哎哦好，我看看啊，呃，台上这个是北影的学生，王艳香导师介绍过来的，后面好像还剩一个，叫他妈什么来着？哦，王之水，简历没有什么表演经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介绍人。啊，那就别让他上了，这人表演完咱就撤吧。哎，好，哎，行行行，哎，干嘛呢？我还没表演呢。 哎呀，事情已经结束了啊！下次有机会再说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不行啊！我衣服都准备好了，你让我进去试一下呗！你让我进去。工作人员作势要关门，王志水疯了一样往里挤，最后只挤进去一条赤裸的大腿，牢牢的卡在门缝里，怎么踹都踹不出去。这种时候，宣大宇更不想承认他认识王志水了，直接朝工作人员一挥手，示意他赶紧把这丢人现眼的玩意轰出去。 导演的眼神突然在王志水的大白腿上定住。哎，等等等等等一下，你让他进来。那个，我可以开始了吗？嗯。成龙男神，我可以找你搭个戏吗？当然，我就是干这个的。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个角色，我都会全力配合。 啊，谢谢。你只要昏睡不醒就可以了。嗯嗯，给你的小宝贝儿来一点儿，给我的小水。贝来一点儿。啊，这个我觉得吧，他这段表演有点哗众取宠，实在不符合咱们这个电影的胃风啊。所以，藤罗演这个角色太他妈傻逼了。这这这就就就他了。他这表演明显就是恶搞啊。 啊， <laughs> 是歌手啊。反正我觉得他这表演太业余了，不是？你看，这尤其是在表情的处理上太夸张了，这完全不像演电影啊，倒像演杂耍了。啊，演技是业余。而且吧，我觉得这演员本身素质就有问题，这肯定给剧组带来很多麻烦。素质是不怎么样？不是？那你怎么还选他？我相中他那两条腿了。 其后的几天，影片进入了试拍的阶段，男一号的人选已经确定无误。 男二号的人选暂定两个，王治水和张晨东都跟组试拍。王治水穿上学生服之后，活脱脱一个高中版本的夏耀。除了夏耀身上一直捎带的那股子高傲自信，王治水还带着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的痞坏劲儿。而这种痞坏劲儿，恰恰是高中时期夏耀身上独有，而现在褪去的个性。于是宣大宇每次看到都有种错位感，导致他对王治水的态度都莫名的好了许多。 但是什么找不着了？是不是上厕所了？啊，我我让人进去找过了，他没在里面，电话也打不通。但是我找到他一个电话卡，好像他的电话也摔坏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小王突然就不见了啊！你说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他一个人了，这不是让我着急吗？啊！ 还说要赶进度呢，再这么耽误下去，这任务又完不成了。你让我们这么多人等着他一个呀？所有损失我承担。你别着急，不光是钱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本来我以为你介绍这朋友肯定靠谱，我把我所有心也都下他身上了。我很多镜头我都没让东东跟拍，这样以后这出那出全他妈逼事儿，谁他妈受得了啊？我凭什么给你治这些脏病？我知道你钓上来一个阔佬，你去跟他要钱。我是你儿子。 现在你想起我是你儿子了，你他妈跟那些野男人上床的时候呢？你逼死我奶奶的时候呢？你犯烟瘾糟践钱的时候呢？你他妈怎么不一头撞死呢？小时候人家都想生儿子，就我想生闺女，生闺女能替我干活，让我也早点歇歇。就因为你是一个儿子，我才落下这么一身病。你必须得花钱给我治，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看病。你要是不给我治， 我到了阴曹地府就去折腾你奶奶。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还不如死了算了呢。儿子不孝顺呢，啊，不能活了呀。 <laughs> 婆婆，婆婆，你在地府等着我，我马上就。 找我什么事儿啊？ <laughs> 上次，你不是说想买我的打火机吗？嗯，我可告诉你，你卖给我，就别想再赎回去了。 <laughs> 瞧你这话说的，我都卖给你了，怎么可能还赎回去？你要是敢去小妖子那儿偷，我就从你身上割下价值十万的器官。 <laughs> 哪敢啊！提十万现金来我办公室。哎，你怎么在这儿？你丫成心的是吧？我刚才傻大个花多少钱雇的？李真真，你少他妈给我装逼！你当我彭泽是傻子呀？欲擒故纵这把戏是你能玩得起的吗？ 你呀，就找一千个男人在我面前晃荡，也不过让我恶心而已。哦， <laughs> 他，我新男朋友。真真，你越这么淡定，越证明你心里有事儿。就你这点小花肠子，还敢跟我绕？我一根手指头就把你牙撸直了。怎么了？这就回去。 李真真，你行，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你他妈一下午死哪去了？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明天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拍完这个角色就还有机会？怎么可能？你不介意我撂挑子吗？早他妈习惯了。 哎，去去去！你他妈来给我滚下去！我数到三啊，二一。此时，夏耀正在安抚着情绪激动的彭泽，一边自我抨击：为了一缸润滑油，你就出卖自个儿的朋友，就不怕遭报应吗？正想着，电话突然响了，快来救我！伴随着人群的嘈杂声，夏耀心里咯噔一下，忙问袁如在哪儿。 袁如匆忙报了一个地址，过后信号就中断了。下药赶到事发地的时候，两拨人马激战正酣，一波是六个壮汉，正推推搡搡的要把袁如绑上车。说完，根本不给彭泽反应的时间，直接一掌将彭泽推出车外。另一波只有袁如的两个保镖，此时正迎着尖锐的利器，半个身体都被染红了，还在死死扒着车门，不让对方将袁如掳走。 人生得一下药足矣。操！这几个傻逼是他们要折我的寿。啊！停车，把人放了。放了，放了，老板，这就算没法下手，起码还能留个人质当把柄啊。你他妈不把人放了，他敢死在你车轮底下？ 记性了吧？以后还随便跟人家出去吗？ <laughs> 怎么样，没事吧？还好，你你的胳膊没事吗？没事儿。他们关车门的时候我还绷着劲儿呢，没伤着骨头，只是有点肿而已。真的？你放心吧，这口恶气，我肯定替你出了。 瞎喊什么？叫姐夫知道吗？嫂子，嫂子，嫂子。回去的路上，夏耀不时的通过后视镜照看自己红肿的眼角，真他妈邪门了！脸上其余部位都好好的，就眼角戳破了，而且还是没受伤的那个眼角。要是恢复之后也留个疤，左右对称。 这是破相还是整容了呢？第十八集完，第十九集。豹子风波未定的同时，保镖全能大赛已经进入了决战的尾声。以往袁纵都会带着七八个保镖过来参与竞赛，这次啊，只带了田延奇一个。然而，就这么一个人囊括了十五个项目的第一。到了这个时候，冠军已经尘埃落定了。 最后一项搏击，如果能拿下，他就会成为比赛史上第一个大满贯。单从体型上来讲，田延齐与对手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顷刻间，擂台上掀起腥风血雨。田延齐在经历一轮重创之后，突然被对手手肘击头，硬生生掀掉了半只耳朵。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田延齐要被急救担架抬走的时候，他突然利用对手斧头的一瞬间，来了一招致命的断头锁。 顷刻间将对手制服住，一切来得太快，现场观众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儿，裁判的哨声就响了。被抬上担架的，竟然是黑豹特卫家的种子选手，魁梧的体型几乎将整个担架霸占。天烟脂全然不顾耳朵上的伤，一声气吞山河的胜利高吼。谢谢，谢谢，真不错！来来来来，干杯，干杯！来来来来。 一、二、三，天启，天启，天启，天启。好了，好了，好了，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样的！你们带他去包扎一下。夏警官，我拿了个大满贯。哼！ <laughs> 我操！ 你也太牛逼了吧！哼，怎么搞的？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弄的。执行什么任务？谁干的？是我自己摔了一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注意着点，注意着点，你怎么还这么不听话？哎，等等，你这手怎么了？下车的时候太着急，让车门掩了一下。你是想气死我呀？必须再去医院给我做个检查，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自个儿搞成这样。凭什么跟我嚷嚷？ 小田不是伤的比我还重吗？你能跟他比吗？是，我是没法跟他比。他多能耐，我多废物。啊！你他妈瞧不上我这个废物，我离你远远的。我他妈滚蛋，行了吧？给我回来！别看了，咱们先走吧。势不可挡。 递了过来，给您尝尝。小袁啊，快快快，一起吃饭吧。哎，你干嘛去？我吃饱了。才吃几口你就饱了？你朋友过来了，你再陪送这一点。刚才我就训他一顿了，不长记性。你没动手吧？没有，瞧你想的。袁总啊，你是怎么过来的？坐地铁过来的。那边有个路段正在施工，还得绕很远的路，我嫌麻烦就坐地铁过来了。 绕远路起码得多花好几十的油钱，我就欣赏你这种勤俭的人。我打算年底让他出国学点东西。现在几点了？都十点多了。哎呀，你看看，这一聊起来就忘了看点儿了。这么晚，地铁都停了吧？哦，我和你打车回去， <laughs> 浪费那个钱干嘛呀？直接睡在下药那个房间，又不是没在这儿住过。好，那谢谢阿姨了。 这都支棱起来了，还让我滚？少他妈给我来这套！袁总，我告诉你，咱俩完了。你说什么？一个字，分。你再说一遍。你他妈再敢跟我说这句话，我直接把你脑袋拧下来，你信不信？你能让小田姐，我怎么就不能说这句话了？我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吗？少他妈给我来这套！ 不是心甘情愿的，你笑那么美，你丫反应那么快。不是心甘情愿的，怎么会让他偷袭成功？行，这事儿是我错，是我防备不当。 <laughs> 拿这个给你赔罪。这是王之水那个？嗯，我买了。你买这个干嘛？干。 知道我找你来什么事儿吗？我当时一时激动，没别的意思。啊，这卡里面有两万块钱，是你当初给垫的学费。少他妈给我来这套！我就事儿论事儿，不针对你这个人。事儿我已经干了，怎么处置？随你来。行，算你有种。是爷们儿就甭耍嘴皮子，咱痛痛快快干一场。 你，你，田妍希，我告诉你，我就是受伤了，不然一只手就把你撂倒。你喜欢袁总，我知道，你私底下爱怎么意淫怎么意淫，我管不着也管不了。但是你丫明目张胆的占便宜就不行。 有本事你先把他抢走再起，想亲几口亲几口，没那个本事就管好你的嘴。你那手没事吧？操！都你妈打完了还问？我跟你说，田烟琪，你现在一举成名，去哪都能混得不错。我完全可以强令袁总把你赶出公司，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我尊重你，我真心实意的把你当哥们儿。 你要是敢跟我玩阴的，我绝对让你丫死无葬身之地！我要是想玩阴的，早就给袁总下点药片上床了。嘿，你丫还真有这个想法是吗？一直在幻想，从未敢尝试。我就烦你这种讲大实话的人。不跟你急吧，心里窝火跟你急吧，显得我多没度量似的。 <laughs> 你那天亲了他几秒钟？ <laughs> 就一秒。 然后袁总直接把我扔给那几个教官了，干得漂亮！ <laughs> 就是因为我尊重你，我真心实意的把你当哥们儿。你要是敢跟我玩阴的，我绝对让你丫死无葬身之地！我要是想玩阴的，早就给袁总下点药骗上床了。嘿，你丫还真有这个想法是吗？ 一直在幻想，从未敢尝试。这回你确定他喜欢你了吧？给我保持距离，就算不保持距离，他也跨不过来。哎，假如没有遇到我，你会爱上他吗？我会像前面三十二年那样过。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可我不放心，你有啥不放心的？ 我严重怀疑你是一只给根萝卜就会被骗走的小贱兔子。瞧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吗？ <laughs> 别闹别闹！哟，这么大排场，老子就是来抄你家的。 你体力这么好，一定让你家男人特别爽吧？那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了。你这眼角那 <laughs> 天弄的，想整容吗？给你介绍一个韩国的整形医院，大牌明星的御用医院，怎么样？哼，少拿这种态度来掩饰你的肉疼。 外面砸成那样，我就不信你能安安稳稳的站在这儿，和我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话。我确实肉疼，但我觉得赔个几千万买你一炮也值了。 <laughs> 你说，咱关上门，轰轰烈烈的来一场，配上外面的腥风暴雨，滋味该有多爽？别花那冤枉钱了，你那一炮。 根本不值几千万，你早晚会有机会收回这句话的。那天你绑架袁如的事儿，该给个说法了吧？哎，夏公子，你说你挺好的一个孩子，瞎掺和袁老枪的事儿干嘛？今儿我心甘情愿让你砸，是赔你个心里痛快。至于说法，你就甭费那个心了，你逃也逃不走，是吗？带进来。 豹哥，救救我们呀！是啊，豹哥，救救我们呐！你说，如果我把这六个人脱光了，挂在窗户外边，来一场日光浴，怎么样？夏公子，这么干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正好给你们公司炒作炒作，让这公司其他员工和路过的行人也见识一下他们的风采。樵夫，拉起来！ 奸淫妇女，且看六个真性情的爷们儿如何展示他们的傲人风姿。哼，这次就算了，以后给我老实点儿。夏小妖。 其后的几天，夏耀又过上了被人盯梢的日子。尾随他的车不是别人的，正是豹子的。豹子比曾经的袁总还要险。夏耀出现在哪个地方，他的车就会准时潜伏在附近。这么一来，夏耀都不敢轻易的去找袁总了。这天晚上下班之后，夏耀故意先回了家，等豹子的车开走之后，才开车去找袁总。哎，夏警官，先生。 你提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去找真真啊！这么晚来过去？哎，你不知道，这阵子你那位哥们缠他缠得特别紧，一天不在他家过夜啊，可能就被你那哥们钻了空子。呃，这事儿吧，你得掂量着来。你的大方向是促成他俩在一起，不是往死里折腾他。所以呢，你刺激轻了不行，太重了也不好，偶尔也得让他钻个空子。 放心吧，夏警官，我有分寸。那就行，去吧。哥，嫂子回来了。正常点儿。我怎么不正常了？回归你女流氓的本质。切！来，我帮你切菜。我来切。你切什么切？女人做饭贬低自身价值，男人做饭增添个人魅力。来来来来来。 换我来，行了，让夏耀去，你出去看电视吧。哥，你偏心。夏耀，你电话，呃，号码是幺三六六六六八八八八八。我靠，这号码好牛逼呀！骚扰电话，不接了。袁纵听到这个号码前六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此人是谁了。 这是豹子的电话，他心中恼意顿生。之前豹子说他是下药铁粉的事儿，就让袁纵心里好一阵翻腾。那会儿他提醒过下药，离这个人远点儿。结果现在豹子又明目张胆的给下药打电话，无论这个号码是谁给的，都让袁纵的心里极度不舒服。你瞧瞧，我让你轻点放，轻点放，你非得往锅里扔，我还不管了，你自个儿弄。幺儿。 我问你，你最近和豹子有来往吗？我跟他能有什么来往啊？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何况他跟你是死对头，我可能跟他有所动吗？那就好，离这人远一点。行了，我知道了。哎，哥，我又看上一个男人。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啊，这次是真心喜欢的。 这男人和我之前喜欢的都不一样，他特别稳重踏实，一看就是会疼媳妇儿、好好过日子的人。 <laughs> 那你看，就是这男的，是不是特别有安全感？前程，我和你说，你最好先换一个人。这个男人他最近没工夫跟你谈恋爱，等他把手头的活忙完了，你再骚扰他。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的，谈恋爱又不耽误训练。再说了，他课程都快修满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彻底闲下来了，那你就等他彻底闲下来再说。你放心吧，有人帮你拴着他呢，跑不了。都他妈赖李真真那个小贱货，要不是因为她，我不至于这么难受。你赖得着人家吗？人家俩人好好的，是你非要去捣乱。 要是有人砸你们家门，说要睡你女朋友，你不抄家伙揍人？他们俩能给我们俩比吗？他们俩那是炮友，才几天了就搞到一起了。我追刘仙追了多久？我们俩那是多浓厚的感情？多浓厚啊！我听听。不说了，没劲。怎么又没劲儿？当初不是你一心要追的吗？当时确实挺中意这丫头的，就觉得吧，和我接触的那些女孩都不一样，大大咧咧的，脾气又直又爽快。 可后来在一起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什么小心眼儿啊，矫情啊，怕什么来什么。你这是在拿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刘轩，李真真她也不像个爷们儿啊，还特别懂我。我俩无论闹多大别扭，只要我需要她，她肯定随叫随到。有些话我没法跟刘轩说，但我能跟她说，多难听多恶心的话都没事儿。都是爷们儿，谁不知道谁啊？我老说他贱，其实根本不是损他。 就像，就像稀罕小猫小狗一样稀罕它，觉得吧，这东西就是自个儿的，谁也抢不走。我该谈朋友谈朋友，该干嘛干嘛，只要每天能回家，摸摸它，抱抱它，我心里就知足了。哎，你知道，他哪最让我惦记吗？哪儿？腿。就是床上功夫呗。 可以这么说，我栽就栽在这儿了。往床上一躺，我不着一块骨头。别人不敢做的姿势他敢做，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一场下来，轰轰烈烈，痛痛快快，完事还偷偷抹眼泪。那小样，别提多可人了。我只要一想起他和别的男人上床， 被别的男人，我我真的我难受的连死的心都有了。幺儿，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我查了，和珍珍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袁总公司的，所以我担心你啊。 我怀疑李真真是看上袁纵了，所以找了一个和袁纵差不多的练手，等练好了拿他当跳板去跳真正的大鳄啊！第二十集，嘿嘿，我翻到一个好东西，哒哒哒哒，丁字裤，哪来的？还能哪来的？李真真那个小贱货给我买的呗，我一直都没穿过。 我能试试不？你就不怕袁栋知道呀？我就在你这儿试，他上哪儿知道去？ <laughs> 也是。哎，快快试试，让我看看你穿上的效果此时此刻，同样的楼层，正有一台高清晰望远镜，望远镜后面是两个目光犀利的男人，敬业的观察着对面房子里的一切动态，小心提防着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他进来卫生间了。 离紧点袁总说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嗯，哎，出来了，貌似是光着出来的。啊？我看看，我看看。怎么样？乖乖，有型有料，性感，极品呀！哎，你们要是看了，那就不得了了。我可不能让他看。 这事儿要不要向袁总汇报？不算特殊情况吧？还不算特殊？这都这都都什么样了？你的意思是打电话？打。喂，袁总，那个夏警官在朋友家穿丁字裤秀身材。说什么？ 我就说这事儿不算意外，不算意外，你非得给袁总打电话，你听听袁总烦了吧？嫌咱多事儿了吧？都他妈赖你，不是你让我打的吗？我我我让你打你就打，你自个儿没点判断力啊？那你说现在咋办？打都打了，能咋办？接着看呗。我先来，我先来，先让我看。哎，快快快，再试试这个，冰丝豹纹网纱款。 好嘞！我操！你真他妈是！这条是不是有点忒骚了？尼玛就跟没穿一样，前面还是透的，岂止是忒骚啊！我他妈真想把你丫那俩屁股蛋给割下来！说实话，这种东西我还是接受不了。 闹着玩穿穿还行，真穿，还是算了吧。是我这人吧，有洁癖，别人穿过的内衣啊，我一般都不会再穿了。要不，你拿走吧。你要不拿走呢，这些内裤啊就糟践了。拿走？拿走穿给谁看去？给袁纵呀，我保证他看了之后啊，这辈子眼里就没别人了。 哎，滚滚滚！哎，我这几天怎么老觉得外边有人盯着我呢？哎，我操，窗帘没拉！哎呦，等我一会儿啊！窗帘都拉上了，情况不妙。 凶案一般都是怎么发生的？我强烈建议咱们去八窗口一探究竟。几楼啊？呃，四楼。呃，对咱们而言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就算有危险，为了袁总赋予咱们的光荣使命，拼了！呃，我好像看到袁总的车了，那就是不用爬了。唉，我怎么还是觉得有人盯着我？ 我倒是不怕别人看，我就是怕严仲看到。你你你咋真来了？先把衣服穿上。那个，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洒了一身，就把脏衣服脱下来换一下，就换一下。哎，够哥们啊！这么快就给我洗干净了。 那个彭泽家的洗衣机真厉害，以后咱也买一个。我让你先把衣服穿上。其后的几天，元宗为了狠治夏耀这个乱拾衣服的臭毛病，直接把夏耀能碰到的衣柜全都锁上了。于是，啊，在夏耀的办公室和家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一段对话。 你帮我开一下柜子，我想换件衣服，就开一会儿，一小会儿都不成吗？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操，袁宋，你丫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再不给我开，我直接就撬走了。半个钟头，一阵叮当乱响之后。 重复上面的对话。 <laughs> 嗯，找个地方聊聊。哦，就是你。哼，行啊，胆不小啊，真敢上来。 有什么不敢的？论绑架，你这车里没一个人能打得过我；论姿色，你又瞧不上。我有什么可忌讳的？你怎么就知道我瞧不上你？你不是喜欢夏警官吗？哼，我就喜欢聪明人。走，带你去我的皇宫转一转。豹子把黑豹特卫形容成他的皇宫，一点都不夸张。公司的总部大楼。 无论从外部建筑还是从内部装潢来说，都比原纵的公司富丽堂皇了不知多少倍，足显其财大气粗的本质。但是在各种进口器材堆砌的训练场上，却看不到一个人正儿八经的训练。正如传言中所说，黑豹特卫赚的都是门面钱和黑心钱，不知诓了多少学费，才能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将恢复重建的工作搞得如此到位。所以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猜，直说吧。哼， <laughs> 到我这儿来，跟着我。哼， <laughs> 凭什么？哼， <laughs> 你知道袁纵为什么喜欢下药，不喜欢你吗？因为我不够格。那你知道你哪儿不够格吗？内个。 收起你的言情那一套，成不成？啊！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够洋气，不够味儿。我还有说的再明白点吗？山宝，看我也没用。你这满脸写的都是，我想被原纵操。是。 所以你要做的，不是如何将自己变得更优秀，而是如何让自己改头换面。跟你一样整容吗？你待在袁纵那个糙爷们儿身边，只会越来越土。只有跟着我才会变洋气。嗯，整容倒不至于，微调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嗯，不过说实话啊，你这张脸…… 去死去，真没什么味道。没什么正经事儿，我先走了。 <laughs> 真不考虑一下？没戏。啊啊对。喂， <laughs> 你抽的这根烟是毒品？嗯？ <laughs> 我早就换了。祝你早日被操。 哎，薛大宇，薛大宇，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水啊！ <laughs> 答对了，我给你唱首歌吧。啊，嗯，唱吧。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哎呦，我操！哎呀，你唱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哼哼唧唧的。 哥给你来一段啊！哥给你来一段啊！我躲在窝里，脚踩着小鸡，想要给你下蛋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四排脚印，我措手不及，只得变回蛋曲。 我应该在我的不应该在我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不下的勇气，他一定是寂静也把我逼下去。 下蛋也只用了一秒钟而已，它一定是鸡精。哎呦我操！这首歌哪来的？怎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嗯，鸡精？鸡 <coughs> 精是个什么东西？ 鸡精不是个东西，它是一种调料，那有高汤精、牛肉精，还有蘑菇精。 <laughs> 我想起来了，你你想起啥来了？ <laughs> 想起来了，鸡精不是鸡鸡做的，是鸡肉做的。哎呦我操，吓死爷了！啊， <laughs> 王水，我记起来了。 竟然把鸡血抹在老子鸡鸡上，你，啊，少他妈来这套！老子总算是记起来了，你够狠的，呀，这招你都耍得出来，我是不是真该给你报死局，才对得起那位惨死的鸡兄？来啊来啊，快来给鸡兄报仇啊！快， <laughs> 美的你，你等着，明儿早上再。 跟你算账，哎，我靠，怎么办？现在他睡着了，明天早上酒醒了，回忆起来不得弄死我呀！我操，不行，现在唯一解决的方式只有一个了，以毒攻毒，以罪行掩盖罪行。嗯，就这么办。 <laughs> 于是啊，王志水来了一场制服诱惑，穿上宣大宇喜欢的校服，一身青春范儿。 再从名贵的盆栽上薅下几十片叶子，撒满一床；鼓捣几本书，落在床头柜上。气氛营造好之后，王治水拍了拍宣大宇的肩膀：“大宇，大宇，那……那……你他妈干什么呀？” 就是了，呃，这这这这，嘿，别睡觉啊，这事儿还没办完呢！我靠！ 是，鸡就在窝里待了一宿，王志水痛苦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费力的拿起宣大宇的手机，想碰碰运气，看看这次下药有没有给宣大宇发短信。结果还真有一条。你在家吗？明儿早上我去找你。夏警官，你果然是我的贵人。 在啊！哎哎，王若瑞，你他妈给我醒醒！嗯，干嘛？嗯，干嘛？我终于回想起来了，你丫真够可以的，竟然用鸡血假冒人血敲诈我的感情，这回你还想怎么抵赖啊？ <laughs> 我没想抵赖。 那天晚上确实是假的，可是昨天晚上是真的呀！嗯，哎呦，你你快出去啊！我操！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嗯，昨天晚上你丫知道真相后，非要替鸡兄报仇，然后你就对我动真格的了。哎，大宇，你甭愧疚，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 不是谁他妈愧疚啊！你丫别较劲啊！让我先拿出来。王志水，你丫绝对故意的。呃，那个，我是不是来早了？哎，不是不是，幺儿，你听我说啊，就上次鸡精那事儿吧，老子终于给弄明白咋回事儿。我也明白了，你不应该叫宣大宇，你应该叫宣大忽悠。 乖喽，乖喽，乖喽！就在黑豹特卫状况越发低迷的时候，袁纵的公司反而蒸蒸日上。各种开放性政策出台后，公司敛了一大批资金，决定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扶助那些退伍的伤残老兵。夏耀作为总裁夫人这种角色，掏钱是必不可少的。以往在夏母面前提都不敢提银行卡的事儿。 今儿终于底气十足的问了一下：“妈，我这两年攒了多少钱你问这个干嘛？不干嘛，就是问问。没多少，还不到二十万。就这么点儿？加上压岁钱呢？呃，也就五十万吧。那我能把这五十万取出来吗？干嘛？ 妈，我是要捐赠到慈善基金会做好事儿用的，又没地震没海啸的，你捐那么多钱干嘛？不干嘛就积德嘛。你爷爷没拿过公家一分钱，你爸爸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慈善投入，祖宗三辈儿的德都给你积好了，还用得着你操心？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袁宋他们公司要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 我跟他关系那么好，不意思意思哪成啊，是吧？真是为这事儿，不是为别的。我发誓，绝对是为了支持朋友的慈善事业。 <sighs> 这样吧，太少也拿不出手，你呢就拿着这张存折去，我再给你添点儿，凑个二十万。妈，您看您给二十万也是给，给五十万也是给。 为什么就不豪气一点呢？您想想，去年我执行那个高危任务，要不是袁纵帮我挡的那几枪，我现在早就入土了。您儿子的命还不值五十万吗？行了行了，这两张存折你都拿走吧，有点钱就瞎折腾。妈，您真年轻。上次袁纵送来的那个肉酱特别好吃。 他有空啊，再给我做点没问题，没问题。第二十集，晚 其中没刻意数过，毕竟未曾期待节日，孤单容易被衬托。新鲜事偶尔发生在身边的角落，习惯不动声色，心赏在沉默。 又赞一句风光，可惜无人能分享。哪个人出现才会不一样？多年前一场海浪，至今人眼里动荡。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 有故事深藏，怎么去移开目光？忽略一千次凝望，尝试过抵抗，但爱不可挡，终于束手就擒，忍不住回望。 是关于将来，怕已经出现，才会不一样。多年前一场海浪，至今人眼里动荡，好像他身上每寸时光都有故事深藏。 怎么去移开目光，忽略一千次凝望？尝试过抵抗，但爱不可挡，终于束手就擒，忍不住回望。曾固执独行独往，未必因多中的伤。 只是后来，从没人能像你温柔走到身旁。曾经锁的那扇窗，打开了却再难关上。碰出所有未探路的篇章，余生若能相伴，才不算漫长。